车就是在这段高速公路旁的斜坡上发现的，黄主任已经亲自下去勘察了。嗯，老黄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车里没有发现尸体，是空车，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。所有人，沿高速路段彻底检查现场周围草坡，收集一切可疑痕迹。现在是十二点四十，明天天亮前，我要求彻底完成检索，进入搜救环节。 有个二十一岁年轻学生的性命，此刻正握在我们手里。开始吧。是是是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那我带两个人去下面树林。江。陆顾文，太晚了，你这样跟着我们是会熬出病来的。韩小梅。到。我在这附近有套房子，陆国文去过，你开车带他过去休息一宿。啊，顺便叫个外卖，烧壶热水。晚饭才没吃两口就出来了。 哎，你也注意身体，不要太久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十一集。 先生，监控录像已经拷到电脑里了。那我再帮您烧壶热水，就先回现场了。这么晚了，雨又这么大，你别出去了，开车不安全。嗯，我还是去吧。我的实习报告还没来得及让严父签上字呢。 <laughs> 那行，待会儿路上慢点。哎，这辆红色凯美瑞。 避开了大部分监控，说明司机对化工厂内部很熟悉。另外，女性绑匪一个人很难将处子完全控制住，因此司机是男性的可能性极大。但是，目前只能确定车牌号的倒数第三位是七，最后两位数监控里根本看不清。这种套牌车要怎么去查呢？ 红色凯美瑞，好像还有谁也是开凯美瑞。陆先生，您喝点热茶吧，早点休息。我走了。等等。啊！韩小梅，你来看，这种大红色的轿车，是不是女生买的比较多？应该吧，我车也是大红色。胡伟胜。 他开的也是辆凯美瑞，套牌，车牌号是建 A 六 U 七九九。对，你们女生是不是都挺看重仪式感的？啊？老袁，脚印提取出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 于是把现场破坏得非常厉害。初步分析，现场有三到四组不同的脚印，确定没有女性。不过一时也无法分辨出有没有处死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最好的情况下，除了刁勇和女人，还至少有两名绑匪。是的。大案子，你们几个也歇会儿吧。喏，我让老张他们几个买夜宵去了，待会儿回来你也吃点，喘口气儿。 怎么了，老爷？发现什么了？哎，你看，南面的灌木丛，是不是反而比北面的还矮一点？还真是，这这不对呀！横剪，过来几个横剪！是是，这边草丛圈起来。有了，严副。 王主任，有什么发现？灌木枝呈现大片不正常压倒和折断，有树叶呈碾碎状，碎片向四周扩散，并提取出半个脚印，确定被人踩踏过，应该是发生了争斗。罗米诺反应呢？有血迹。太好了，总算是有收获。是啊，还有希望，应该还活着。哎，这一夜，兄弟们没白忙活。提取血迹，做 DNA 对比，现在就做。 这人还真会挑时候。喂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刚才我有个猜测，可能要花你一点时间。什么猜测？舰 A 六 U 七八九，舰 A 六 U 七六六，舰 A 九 U 七六六。你给我发车牌号干嘛？吴伟生开的那辆凯美瑞，套用过一个车牌号，舰 A 六 U 七九九。是啊，怎么了？ 套牌一般都是套同厂、同色、同型号的车牌照。可为什么胡伟胜开凯美瑞，却要去套一辆睿智的车牌？对啊，胡伟生死活不肯交代他女朋友，说明那名女性绑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有没有可能，他曾要求胡伟生跟他用情侣车号，而那辆睿智的车牌，恰好等我电话，我立刻去查。 <laughs> 喂，建 A 九幺七六六，车主叫刘晚秋，二十七岁。你猜猜他是什么人？我猜不到，不过你的人肯定已经在去找他的路上了。丁家旺他老婆的表外甥女。我们从现场提取到了至少一名嫌疑人的 DNA，联网查到他名叫迟瑞，十年前曾因非法持枪入狱，目前不能确定是否跟贩子所持的黑枪有联系。我们正在赶去抓迟瑞的路上。 你好好待在家里，案子结束前，除非我派人去接你，否则都别乱出来了。这茶。 完了！哎呦，哎呀，终于可以收工了。哎，哎，小梅，你也是，这么大雨，你还赶回现场干嘛？陆顾问已经安顿好了，我就想着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哎，韩小梅。 你觉不觉得陆顾问这个人很麻烦？啊，动不动就要生病似的，还很矫情，十八块一桶的方便面都不肯吃，还不能跟咱们一起淋雨熬夜。哎，麦香，你俩说对吧？这种事儿，您开心就好。哎哎，我跟你们说正经的。喂，喂，陆先生。 你有什么？严谢家里那桶茶饼是你拆的吗？啊，是啊。哎，为什么偏偏拿这包？严父家的东西都挺贵重的，那几盒包装豪华的茶叶我也不敢拆啊。怎么了，陆先生？是这包发霉了吗？我闻着味道还挺香的。把手机给严谢。哎。 怎么了，警花？有件事情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先假设一个情况：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人喝了你家最昂贵的收藏品，导致他现在一文不值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可能！哎，汇丰银行保险柜把我家当年拍的威士忌弄丢了。我指的是那块一九二一年的老铜杏茶饼。 哦，那个，那是我妈给的，说等我结婚的时候要用来泡媳妇茶。怎么，谁想喝？ <laughs> 那我可事先说好啊，谁喝谁就得给我当小媳妇儿，什么要给我做饭、按摩、洗袜子的啊？ <laughs> 怎么，真喝了？还想没喝呢？不不不不不不是我，我我我我我真的，哦。 哎，严父这样子不像是要发火呀，倒像是期盼突然落了空。韩小梅的话就算了吧，下次注意点吧。啊，做事毛毛躁躁，老高是怎么带你的？回去给我写检查。是严父。 刘晚秋拒不承认自己买过红色凯美瑞，同时有昨天凌晨两点到四点间的不在场证明。凌晨两点到四点间，哪来的不在场证明啊？她老公作证可不能算啊。刘晚秋没老公，有个男朋友。前天晚上庆生，叫了一帮人 KTV 通宵，所有人都能证明她到凌晨四点多才走。监控我已经调来看了，除非我们对案发时间的推测有误。 否则，他没有时间从聚会上溜走，潜入十多公里以外的现场作案。那车是怎么回事？他说自己从没买过车。我们已经联系交管局调查了。审讯资料和录音现在发你，你别挂电话，先看一眼。虽然以貌取人是不对的，但这长相吧，确定能把胡伟生迷得神魂颠倒，死活不肯把他供出来？ <laughs> 你这就不对了，老严。 刘晚秋长得虽然平常一点，但人家本科硕士全是二幺幺。越是像胡伟胜这样在校期间心理有缺失，早早出来混社会的人，越是容易对传统意义上优秀、自律的好女孩，产生盲目迷恋的心理。朋友，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怎么样，迟瑞家搜完没有？有什么发现？没戏，人跑了，跑得干干净净，什么线索都没搜出来。 我分散警力搜了好几个地方，都完全没有任何头绪。对了，丁家你已经盯住了吧？那还用你说？刘晚秋、丁家旺这两家人都已经盯死了，你就等我消息吧。行，那先挂了啊。严父，干嘛？陆顾问来了，在警戒线外等您半天了。啊，快让他进来。 越是像胡伟胜这样，在校期间心理有缺失，早早出来混社会，越是容易对传统意义上优秀、自律的好女孩产生盲目迷恋。如果江婷是女的，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优秀、冷漠、骄傲和极度自律？那么我就是……我操！我在想什么呢？对，一定是最近压力太大了。对对对，压力问题，压力问题。怎么了，你冷？ 正好给你带了件风衣，呐，穿上吧。哪个好女孩不是柔情似水，把衣服披在老公肩头上的？冷冰冰随手一扔算怎么回事？完全感受不到重视。不是叫你等我派人去接吗？自己跑出来多危险？啊！无所谓，暂时没那么敏感。什么叫暂时不敏感？范四死了，那些人总会消停一阵子的。池瑞跑了。 你可真会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<laughs> 具体情况怎么样？人跑了，刘晚秋也有不在场证明。丁家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。怎么，有什么想法？没有查到胡伟胜和刘晚秋的通讯记录吗？没有，网络社交账号、微信小号和金钱往来都查了，没有交集。不在场证明完整且无明显漏洞。嗯，户口本、驾驶证、行车记录本有没有被家里亲戚借用过？ 监视丁家就是为了查这事儿。哎，嗯，你看照片，刘婉秋这姑娘，长怎么样？五官端正，头发略黄，牙齿洁白，看不出明显的整形痕迹。怎么？我问你漂不漂亮？我觉得还行吧。有什么不对吗？你这人。 真的非常过分。嗯啊，早先想偷窥我的时候，还假惺惺订个外卖，看多么温柔懂事似的，装乖卖巧的主。什么？记得吃饭。温柔懂事。一大清早来现场，两手空空，连杯豆浆都没带，连一块五的肉包子。等等等等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嘿，拿。嗯，哎，你这不是？我想那块老同星反正都拆了。 不能不给你这个正牌主人尝尝啊，所以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拿，趁热喝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当我是傻子吗？逮着我这只羊薅完了毛，还说是给我织毛衣。快拿回去，我不稀罕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今天上午九点半，开一辆尼桑皮卡在乌海新区加油站加油，随后不知所踪。 我们估计他的藏身之处可能就是地下制毒厂。目前乌海新区分局及各大派出所已经开始实施密集布控了。乌海新区，嗯，乌海是工业新区，还没发展起来，这地广人稀的排查难度太大了。有什么办法能快速锁定他们的窝藏地点呢？手机都监控了。哦，池卫用的是吴世明手机号，无法做准确的三角定位。但我们已经在主要厂区、商圈、居民区周边地铁站都布控了。好。 继续盯着。甲基苯丙胺的合成需要专业的设备，而且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和刺激性气味，所以很难在居民区里进行。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周边尚未启用或者已经启用的厂房、五金厂、模具厂，着重排查。嗯，我让他们马上缩小范围。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相当紧密，保安主管刁勇，持枪持枪的迟瑞，毒贩胡伟生。 另外还有一名与丁家有关系的女性，丁当和刘晚秋都有重大嫌疑。另外，从昨晚的脚印来看，除了职瑞之外，现场至少还有两名绑匪，其中一名是极其熟悉化工厂内部监控的司机。但化工厂内部所有能接触到监控的人，已经被市局彻底一网打尽了呀。如果昨夜现场没有提取到女性脚印，也就是说那名女性劫匪并不在场，那为什么要开她的车呢？ 难道司机自己没有车？嗯，还是说，只要是开司机自己的车，就很容易被认出来？哎，江婷，你看，这司机的手套，手指部分为黑色，手背成片灰色，套口异常宽大。你觉得这像什么？这个绝缘手套。通过勘测电力系统，可以定位所有监控镜头，而电力抢修车非常抢眼。 所以只能开女性劫匪的车外出行动。马翔，立刻重开化工厂失窃仓库，看能不能提取到手套上脱落的滑石粉。第二名绑匪，应该是厂里的电工。不好了，严哥，市局那边刚传来消息，那个叮当借着换衣服去了商场洗手间，骗过了监视人员，跑了。几个大男人让一个小丫头从眼皮子底下跑了，哪组负责的？是，是侦查一组。 让他们下个季度别再侦察一组了，都给我滚回后勤吃土去！呃，那个严父，还有个事儿，说，叮当跑了以后，秦父立刻指示把丁家旺和他老婆都抓回来了，现在正分头审着呢，您看要不要先回局里一趟？哼，等着。 严父，这姓丁的孙子死不认账啊！嗯，耳机给我。不知道。哎呀，叮当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平时住校不在家，她的事情我不好过问。据调查，你女儿叮当常开的一辆红色丰田凯美瑞，是使用某种造假手段登记在你妻子的表外甥女儿刘晚秋名下的。难道你对此毫不知情？ 不知情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车，那我。这是过年时的商场监控，你跟你老婆正从这辆车上下来，你不知道他有车？那你他妈坐的是灵车吗？我以为那是他同学的，他说那是同学的车，我就没多问。我告诉你，冯宇光送命，楚慈生死未卜，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你硬扛就能扛过去的了。 现在你女儿又失踪了，不管她是潜逃了还是被毒贩绑架，平安无事的可能性都非常小。你最好还是立刻跟我们警方合作，也许还能保住你女儿的一条命。你怎么就知道不是楚辞绑架了我女儿？你，我女儿失踪，最着急的是我这个当爸爸的。你们当警察的不赶紧破案，帮我把女儿找回来，反而把我们夫妻俩抓来警局，是什么道理吗？我们有充足的证据。 就算我女儿真的造假，冒充她表姐买了辆车，那也不算刑事犯罪吧？冒名买车判多少年？你们判就是了。光凭一辆车就说我女儿参与贩毒？我还说那辆车根本就不是我女儿的呢。你们有证据吗？有车牌号吗？妈的，这混蛋，一副无赖到底的样子，就是吃定了我们没有完整的证据链。 找到了，化工厂里有个叫王乐的电工，两天没来上班了。据说前段时间赌博输了十几万，全世界的高利贷，有充分的作案动机。手机定位了吗？老黄正让人紧急做定位呢。丁家旺不肯交代。嗯，抵死不认。我们没有完整的证据链，很难立刻撬开这王八蛋的嘴。哎，我说江队。 你有什么主意没？怎么不回了？不会吧，连江婷也束手无策。我说老严，那个姓丁的丫头……等等，老黄，我接个语音消息。丁家旺的妻子张娇是个家庭主妇，见识和社会关系都有限，那帮亡命徒的案底，他估计是不了解的。作为一个漂亮女孩的母亲，她最担心的是什么？ 不妨从这方面入手，这种他心里最恐惧的东西，瓦解甚至崩溃他的防线，应该非常容易。老爷，别发愣了，富阳区和平路派出所来消息说，发现了叮当的踪迹，他在离派出所门口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上了辆黑车，监控视频已经发过来了。他去派出所干什么？啊？他去自首，还是想去揭发什么人？ 但半路又上了黑车，也许是被人跟踪，甚至拦下了。也许黑车上还有好几个男人，那危险的程度……老爷，你这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听我的，把富阳区派出所调来监控发给我，我亲自提审张娇。 那姑娘涉嫌贩毒，你吃饭非点猪脑啊？盐鞋最漂亮。谁跟你说我要拿氢氧化铜来钓丁家旺的？咱们的目标突破口一直是刁勇。早几年在西南一带，他们都尊称那个老板叫黑桃 K。如果你们给我点样品，或许我能合成出一模一样的东西。风破 交织灰色的网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霍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期 MVP 老同性茶饼。